哈哈哈哈哈！徒儿们呐，师，你敢冒充我师傅？哼， <laughs> 那就不便你师傅了。不过，我可是你师傅亲手刻下的。小证明，你信不过我，难不成还信不过你师傅吗？你再说了，小云的指路蛤蟆不是将你们领到这里了吗？ 那就说明小渊也在前面，反正也顺路，对不对？嗯，都走到这里了，再打退堂鼓就太可笑了。万一那小丑八怪就在前面呢？行吧，那你来带路。这就对了。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七二九声工厂、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》第一季第五话《群妖》。 都说了是海市蜃楼，还怕什么呀？可可还是看得真真切切呀，忍不住想躲。前辈，这些妖怪为什么要互相厮杀？天妖将要降世，夺了妖王之力，妖修们不讲天地君亲师那一套，妖王一虚荣群妖必然趁机叛乱夺位。岂有此理！这些妖修真不愧是一群畜生。 全无章法道理。哼，要这么看的话，似乎没事造个反也情有可原了。既然妖修们一直都有这个风俗，那你去灵仙台做什么呢？看热闹吗？天妖降生时见血光也是不祥。若再放任他们互相争斗，恐怕那天妖生出来就会是个残忍好杀之辈，将来会成为伏妖山一劫。我须得趁此劫未生时前往制止。 什么意思？前面那桥下有动静，你们找的人应该就在那儿。那个桥洞下面是一群，估计是耗子精，张图鼠目，的尾巴都还没收起来呢。啊，看到了，韩云就在桥洞里。别！ 别给我抹泥，我 <laughs> 我一点也不好吃，救命啊！我不想被做成叫花鸡啊！那也应该是叫花人吧？大师兄，救命啊！师兄，救命啊！你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大耗子，我告诉你们！ 师兄会喷云吐雾，隔山打牛，电打雷劈，一一下子把你们劈成一盘外焦里嫩的死耗子。们都扒得这么好了，我我看还是让他们把钱烤了吧。哎，过来了一只耗子精。这么一只小妖，怕什么？切，不就是指甲劈了吗？至于叫这么惨吗？小龙钱，他交给你了。 又来了三只，我来对付前面俩，后面那只是冲你去的。我我我什么兵器也没带啊！对了，羽毛，嗯，这根羽毛是……从老母鸡的洞里捡的。你别过来！啊，不想死就滚远点。 我乃紫鹏真人门下，石相。大师兄，我来了。小千，快用你手里的牙刺他！快！他！这血你认得吗？你兄弟身上的。哎，那几只也跑了。哼，算他们识相。好不容易成了精，谁不惜命啊？ 抽筋了！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！啊啊！啊？什么声音？大兄，小心身后！看剑！这么大的蛇力？啊！他变成人了！怪不得那几个耗子精跑得快，合着还有黄雀在后。 怎么办？大师兄快被吃了！大师兄，没了！妖精，看这个！大师兄别那可是整瓶的青哈神水啊！你这不是让大师兄生不如死吗？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李云。 去死！这啊，脏脏死了，脏死了！脖子都被那蛤蟆舔过了，活着还有什么劲啊？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师弟，你这身上的泥巴都硬了。那些耗子精可真不少土啊！ 里面什么都没穿啊！大师兄，你不是问小师弟从玩过蛤蟆那天开始，是没换过衣服还是没洗过澡吗？我知道了，他是没洗过澡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 <laughs> 二师兄，小姐。哎呀，你站远点儿！ <laughs> 哎，就不必了。哎，你要是不想回去就被清理门户，就给我抄一辈子经吧。 小钱，师弟，修行之前，你确实应该先治治脑子。小贤，怎么你也？ <coughs> 师兄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去临仙台吧。哼，走。哎，师弟，这袍子你先披上啊。 谢谢二师兄。我是怕咱们扶摇派弟子在妖谷落下一个不喜欢穿衣服的名声。 血腥味儿了，木牌又动了，哎呀，这黑烟是啥玩意儿啊？这个人形的黑雾，总觉得在哪儿见过。小东西，胆子倒肥。回去。啊，他是梦里那个人。前辈，你是不是就是北冥君？北冥，哼。 <laughs> 何人配冠北冥之名？那都是鼠目寸光的凡人们妄自尊大罢了。这话的意思是，他承认了。可是北冥君不是传说中最大的魔头吗？怎么会附在一块木牌上呢？等等，如果他是保护我们的，刚才为什么不帮我们？难道他觉得？ 那些小妖太弱，根本没必要管。山谷中间的高台就是灵仙台吗？正是。什么都没有。师师兄，这谷底都是些什么呀？妖怪们打架，他们都想当妖王。这下你知道为什么能活到现在了吧？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忙着自相残杀。 没功夫理你，师兄！你们为了救我，竟然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，谢谢！哎呀，嗯，你可算是露出人性了。啊！你你是谁啊？是人是鬼啊？有本事把脸露出来啊！你们尽快回去。 扎进山谷里去了，找死吗？总感觉他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李云，你又知道什么了？他刚刚化成黑雾前，不是身上闪了一下金光吗？他身上的金光就是暗符。金光是暗符？我只听说流水烟云皆能成为暗符，但是也能刻在人身上吗？ 哎呀，那肯定不是人，是魂魄。我看见过有一本奇闻异志上记载过，以前有一个魔修大能是符咒高手，能在人的三魂七魄上刻录看不见的暗符。他在很多人的魂魄上落下了暗符，让这些人生生世世都无法摆脱他的驱使。北冥君肯定也有这样的手段。李云，啊，闭嘴，我们走。 你们发现没有，那团黑雾一下去，喊杀声和血腥味就全没了。哎呀，林线台着火了！别看，快闭眼。那怎么闭上眼都觉得，啊，眼睛快烧着了！啊，别睁开，光太强了。 好像烧的差不多了吧？可以睁眼了吗？我看看，没事了，大家都睁眼吧。啊，啊，是灵仙台上的黑雾还没散吗？哎，那边好像有东西滚过来，我看看。 蛋，乖乖，这蛋得有两尺高吧？这是什么蛋啊？不知道。哎，都别动它，全妖国里的东西不能乱碰。韩月，把你的哈喇子擦干净。啊，天要黑了，我们快回去，师傅要等急了。对，现在也没有木牌保护咱们了。 快走吧！这是什么妖怪的蛋？跟着我们想干什么？可能是想变成主蛋。哎，小钱，他好像能听懂人话，刚才还打了个哆嗦呢。呃，看，你看，做五，他绕过咱们去找大师兄了。哎呀，走走走，去，走开。 那地包天去，那个韩渊，你把把这个蛋捡起来吧。啊，你刚才不是还说让我别碰吗？对呀，大师兄，为什么要捡它呀？总不能说是因为看着太可怜了吧？嗯，那个紫鹏真人不是说让我们将灵仙台上的东西拿去给他吗？据说妖修都上不了那灵仙台。 我估计他其实也不知道那台上有什么，就拿这个去糊弄他一下。哦，对呀，差点把这茬给忘了，还是大师兄缜密。 这趴着的大鸟就是紫鹏真人吗？嗯，不过我们来的时候，它头顶上还飘着一个女人的影子，现在没有了，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死了。嘘，我过去看看，希望是死了，还能少点麻烦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，好像是我怀里的蛋，这就要孵出来了吗？ 你们说它会是只什么鸟啊？这怎么是人的手啊？快把它放下！哦好。好，真是个婴儿啊！它他真的是人吗？我看看啊，好像还是个女娃。 天妖，子鹏前辈，竟然还没死！唉，此乃妖后与凡人之子，出生时就该被处死。妖后身披人血，顶着千刀万剐之痛、雷鸣加身之苦，硬闯灵仙台，将他安放其中。 继而死在了台上，而这蛋却生来半人，不受灵仙台辖制。百年间，这蛋毫无动静，众人都以为是个死胎，谁也没想到，最后妖族大劫会降在他身上。什么？妖王头上被人戴了绿？ 啊！你闭嘴吧！原来我们误打误撞，真的将灵仙台上的东西带出来了。怪不得妖王被这个降世的天妖夺去了力量，连提前下手除掉他都做不到，就是因为妖修上不了灵仙台。但是，是谁将蛋从灵仙台上取下来的？ 那是北冥君吗？把他抱过来，我看看。你想干什么？呃，前辈，这小母鸡可是才刚出生的。这小杂毛是妖王活生生的绿帽子。紫鹏又是妖王麾下的大将，天知道紫鹏要拿它干什么？这杂毛也才刚破壳，没做过好事，也没做过坏事。 既然没有什么好评判的，别人怎么能随意决定他的生死呢？你敢？快走！那这娃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拎着拎走，他连牙都没长，肯定不咬你。啊啊好！哎哎哎呀！哎呀！小心孩子！哎，哎韩月，你干什么呢？要不是你手快，你早就把孩子压死了。 铜钱，你别老提着他的脚，没看见他快被你们折腾死了吗？哪里走？小钱，要接他的爪子。完了，一手挥不动这根牙，不是不能梦见就好了，多少还能挡一下。小钱。啊！木剑。师傅。 你们呐，哎，先走吧，回去等为师。韩木春，师傅，我跟你一起。小钱，师傅会斗不过那老母鸡吗？快走，别在这里碍事。 捂着他的嘴呢，你真不怕闷死他呀？歇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咱们就在这等师傅吧。等师傅。 不到一个月就敢闯山穴，青兰，你是不是还准备把扶摇山化为齑粉啊？我看你还不如被耗子啃吃呢。我，大师兄，教训的是。我告诉你，大师兄，小师弟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撺掇小师弟闯后山的，我我不知道这里连着群妖谷。二师兄。 没有的事儿，其实也是我自己想来。再说，还是师兄们救的我呢。不，我其实没有。我进了山谷以后，知道了里面有什么，其实怕的不行，几次三番想打退堂鼓。要不是大师兄和三师弟，李云竟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。其实谁不害怕呀？我也吓得不行。哼，我可没看出你吓得不行。 尤其是你在狗熊精尸体上十八摸的时候，我没有摸那么多，就想拿他那个利齿防身。二师兄手里什么都没有，才是胆子大。呃，糟了，我说错话了。十八摸。 <laughs> 十八摸。笑什么？你冤我叫你笑。你再笑，我叫你笑。我我有正事。再笑，正事。 这儿还有个女妖怪呢，我们要收留她吗？这得看师傅的意思。妖果那边不知怎么样了，反正他们肯定不想要她。没人要的，像我一样，十有八九会留下。师傅最喜欢往回捡东西不过我看，我们最好趁师傅没回来之前，先给他编个名字， <laughs> 要不然，看看他给四师弟起的名儿。 万一师傅给他起名叫寒手指，我怕他长大以后就不想活了。也是，他自然要跟着师傅的姓，叫寒什么呢？寒雪？呃，文绉绉的，洗个俗点的好养。要不就叫寒春花吧。 <laughs> 比你寒渊的名字也强不到哪儿去。 我觉得寒霜不错。一个赛一个的冷啊！行了行了，别争了。它既然是我们从山穴这水坑里捞出来的，就在潭水的潭算了。寒潭。哎哎哎，好，这个好，再起个小名叫水坑。 <laughs> 真没格调。 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才出来啊？什么时辰了？唉，这年纪，为师也就是紫鹏真人的零头，看起来却像他的爹。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啊？ 因为他没收徒弟。呃，嗯，师傅，你和那老母鸡说什么了？他没挠你吧？我，我自然是同他说了道理。证明，修行中人应当谨言慎行，注意以德服人。你时时对前辈出言无状，是个什么道理？他差点挠了我。 总有一天，我拔干净他的毛，绑个鸡毛掸子扫船到堂用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们还给你选了个徒弟呢。徒儿们呐，你们就让为师多活几年吧。 清静清，好不好啊？哎，二师兄，你的锅锅不对劲儿啊！师傅小心！哎，我的胡子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没人给他起过名字。不过师傅管这里叫金龙嗯，徒儿们，你们近日要多多用功。为师要带你们出门一趟。什么？ 最喧闹，回荡在东府和山道。火海过多少无辜，将军与虫化鸟。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，闲修行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某一日被罚过许多战潮，被师妹山间追着跑，忽而秋风雨飘摇。 那些太遥远的过去，在心中回响，有种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，依然声色来去茫茫。 的一旁，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计人和妖，自在惬意，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白鹤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。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。今樽已备好，儿时芙蓉貌已不再变老。多少回苦练雪下每一招，浮生在尘埃中修道。 才乘风扶摇，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肩落下的风雨万丈。逆行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回响，有诸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见此远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。历行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。 自去扶摇直上，回声再看，只道苍茫。